这人怎么这样啊？星星这边，肖杰的做派让陈果有些看不下去了。比赛打的不好，赛后批评指出也是正常的。至于是严厉的当面指出，还是先鼓励安慰，之后再平心静气的分析，那只是因人而异的沟通手法。出发点上来说，谈不上什么对错。眼下的林毅虽然输了比赛。 但在擂台赛上将对手的生命打到了百分之五，这本是合格的表现。但是他原本是完全掌控着局面，但是最终却被对方打碎偷走胜利，如此落差才是让萧杰此时心有不忿的真正原因。所以，虽然最终的结果来说并不算太糟糕，林毅却也被他骂得极为不堪。陈果看不下去。 但毕竟是别人队的事儿，实在不好多说什么。挨完训的队长林毅默默的坐到了一边，其他选手纷纷过来拍拍他以示安慰。肖杰呢，在发了一通火之后，似乎心情有所好转，对自己严厉治军的手段尤为满意，脸上又挂起了那种微笑，转过来朝星星这边的叶修说。 这么好的局面居然还被翻盘，真是让叶神见笑了。叶修回了一句：“如果是因为翻盘的话，你不应该太责怪他。”好，这话怎么说？如果他的顺位是因为猜测到我们第一顺位的选手会是包子，特意做出的有针对性的应对的话，那么做出这个顺位安排的人，至少要为这场失利承担更多的责任。 你说什么？萧杰的脸色变了。叶修笑了笑，他看出来了。通常来说，战队的比赛方面的事务是由队长全盘负责。但从肖杰训人时的颐指气势来看，他这老板对战队的管理不只是大方向上的，连具体战术安排上的事务他都要插手。外行领导内行向来是大忌。肖杰呢？ 在荣耀方面，倒不能说是十足的外行，毕竟也粉了荣耀这么多年，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没有职业选手的操作技术，未必没有职业选手的技战术理论水平。就好像足球教练能指挥一支战队如何踢球，但他之前未必就是出色的职业球员一个道理。只是既然这样插手战队，那么当战队出状况时， 自然应当搞清楚问题是出在哪里，是战术安排不得当，还是真的是选手的发挥不好？林毅输掉比赛下来就被肖杰狠骂了一通，陈果不喜欢他这样的态度，但叶修更看不下去的却是他这种不问青红皂白。肖杰到底有没有驾驭一支战队的技战术水平？叶修暂时也不清楚。 但至少刚刚赛过的第一场，如果是针对包子安排了林毅这位选手上阵，那么叶修则不认为这是一个英明安排。果然，在指出这一点后，小杰的脸色变得很难看。看来这果然是出自他的安排，所以当林毅掌握场上局面时，他洋洋得意，觉得这全是自己神机妙算。 正好安排了克制对手的选手，结果当林毅被打碎局面翻盘后，他勃然大怒，认为是林毅没有把握好机会，这简直是自己已经摆好了胜利放到他面前，这家伙居然都拿不稳，简直就是废物。结果现在叶修居然说他的排兵布阵有问题，你什么意思？啊 小杰瞪着叶修，没了先前那种哪怕是假装出来的谦虚客气。以为林毅这种选手是包子的克星，这种判断是错误的。你凭什么这样说？哼，就凭刚刚这场比赛的结果。笑话，一场比赛的结果能说明什么？更何况林毅开始可是完全掌控全局的，要不是他大意的话。 一次大意是大意，两次大意是大意，但是连续大意的时候，你就没考虑过有什么别的原因导致他的频繁大意？所以就是顺位安排导致他频繁大意喽？如此说来，不给他安排一个他太容易掌控、占据优势的对手，这样会让他太容易轻敌大意？哼，具体你自己琢磨去吧。怎么，你也说不上吗？ 唉，难道你指望我来帮你分析该如何打败我们队的选手吗？哼，那就等我们击败你们再听听你的高论吧。那时候，我想这个就已经无关大局了吧。那你们可得多多加油才行，不劳你挂虑。此时的萧杰算是彻底卸下初始的谦逊了，一场比赛的失利让他的骄傲狂妄。 自负通通暴露无遗。从这种角度来说，萧杰还真是一个没什么臣服的家伙，稍受点刺激就已经挂不住的，把自己难看的一面给呈现出来了。场上此时已经开始进行第二场比赛，诛仙方面出战的是他们阵中的鬼剑士选手。诛仙这支队伍。 真要说职业构成上来说，也是相当有特点。他们的团队战主力组合是四剑士，也就是狂剑士、剑客、鬼剑士以及魔剑士，此外再配一个治疗。此时出战的鬼剑士选手就是他们阵中主力角色——鬼剑愁，是一个在玩家当中极为常见的走中庸路线的阵斩双剑的鬼剑士。 包子的包子入侵，这时只剩百分之五的生命。双方对阵，没等他有什么神来之笔呢，就已经被鬼见愁给击杀了。先前也算是险胜林毅，结果被星星粉丝团给予了仿佛一挑五般的热情。这一轮却还没怎么呢，就被对方击杀，粉丝团立刻也是毫不留情的开始嘲笑。 而且是拿一条五这种不切实际的东西来说事儿。很显然，这不是粉丝们在刻薄，这是因为他们都是包子是他们的朋友，那个曾经在网游里一起混过的哥们儿。这是来自损友之间的一种调侃。包子摇头晃脑的从场上走了下来，对于第二场的迅速落败，居然有些愤愤不平。就那么点生命。 也不说给俩包子补补，哎！星星众人笑，然后看着包子垂头丧气的坐到一边，却根本没人上去安慰他，因为大家都知道完全没有这个必要。果然，五秒钟后，听到身后粉丝团们的调侃，包子就眉开眼笑的转头和他们胡扯去了。这家伙甚至有翻出选手席、爬去粉丝团那边的企图。 结果给保安给茫然的拦住了。保安当然得茫然了，从观众席往选手区冲的见多了，但从选手席往观众那边爬的可真没见过。这样算不算不符合规定呢？保安都恍惚了，因为实在是没有注意到过规定里有没有选手不许离席前往观众席的规定。谁会想到有人会有这种举动呢？ 包子下场不久，星星这边的第二顺位的选手上阵了，正巧也是星星战队的鬼剑士选手乔一帆。不过，乔一帆的鬼剑士一寸灰是纯粹的阵鬼，单挑能力相对来说要薄弱一些，再加上银装只有两件，而诛仙战队的鬼剑愁和他们的队长角色万剑归一一样，也是七件银装，角色对比。 一寸灰是要落在下风的，可是要说选手实力的话，乔一帆可比唐柔包子要稳定的多。冠军队出身的他，有着扎实的技战术功底，即便在微草战队没有得到比赛机会，但是冠军队的训练水平，那岂是诛仙这种出局多年一直沉沦的队伍可比？再之后。 又接受叶修这种级别大神的悉心提点，进行职业转型，最终大获成功。现在就是乔一帆自己都已经明确感受到这一转型的好处。镇鬼这个职业让他如鱼得水，各环节的操作应对和他的意识仿佛天作之合，这种舒畅淋漓可是他在微草战队使用刺客时所没有的。 而且水平越是提高，这种融洽的感觉就越是强烈。对镇鬼这个职业，乔一帆简直可以用爱不释手来形容。对职业驾驭的得心应手，这让乔一帆一直以来所欠缺的自信也是极大的弥补。他不会再怀疑自己，否定自己。 他现在坚定不移的相信自己会成为一个出色的荣耀职业选手。比赛开始，诛仙战队的鬼剑愁提剑就先前冲去。先前一场残血的包子入侵被他两三下就给解决了，胜得轻松，却也让他很有意犹未尽的感觉。此时的他斗志高昂，求战欲望极其强烈。 恨不得立即撞到对手角色，来一场真刀真枪的较量。结果，乔一帆这边开局却是开始了战术走位，不走直线去找鬼见愁，从边线开始迂回。这场战斗显然将从某一方的偷袭来开序幕。不得不说，乔一帆在微草别扭的练了半年的刺客。 也掌握了一些这些刺客职业的使用技巧，比如偷袭走位，这是一个刺客选手肯定要精通的。乔一帆那时并不优秀，但一直勤奋，所掌握的东西不说有多高水准，但至少练得扎实，不至于转手就丢掉。此时的镇鬼一寸灰在乔一帆的操作下的偷袭走位就极为精准，斜路迂回后一露头。 正好穿插至了鬼见愁的身后，白痴身后啊！看到这一幕，小杰顿时焦急的骂了起来。结果乔一帆倒没急着动手，而是藏在鬼见愁的身后观察着他的举动。